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四十二集。林青霄要去无忧城的消息传出去后，众人听到，全都露出诧异之色。许多官员立即上奏：“陛下三思。” 无忧城虽然独立于魔界，但毕竟是魔族领地。如今前线战况焦灼，大战一触即发。您若是这个关头去无忧城，一旦消息泄露出去，恐怕会引来魔族觊觎。请陛下三思。林青霄如何不知道这样做不妥当？他倒并不担心危险，以他如今的修为，无论无忧城还是魔族，都不能奈他何。 他过不去的是自己心里的坎儿。打探消息分明可以让属下代劳，天宫政务繁琐，大战的前线也离不得人，这些事情才是他的任务。他怎么能抛下正事儿去无忧城浪费时间呢？别说臣子，林青霄自己都觉得自己疯了。那天洛涵说出来后，他如同鬼迷心窍一般答应 等他走后，林青霄许久都没法理解自己，他到底在做什么呀？然而说出来的话，林青霄不会反悔，他既然答应了，就一定会做到。林青霄说：“区区无忧城主，不值一提，本尊已已决，你们不必再劝了。”洛寒要去无忧城，除非林青霄亲自出马。 否则，他不放心将洛寒交给任何人。万一天道在路上出现什么岔子，那可不是小事。至于深入魔族地狱，可能遇到危险等事，从一开始就不在林清霄的考量范围内。臣子们见林清霄语气坚决，不敢再劝，只能加急为林清霄安排护卫。然而，林清霄连护卫都不愿意带。 最终，他只带了寥寥十人，轻装上阵。三清天的臣子愁都要愁死了，天帝郁郁多年，一直冷静理智，为何突然任性起来？天宫一派愁云惨淡。林青霄不做理会，加急工作好几天，将要紧政务安排好，强行腾出一段空档来。林青霄不欲兴师动众，出行尽量低调。 他自己无所谓，却不敢让洛寒冒险。如今毕竟在战时，洛寒身份特殊，他的实力也没有强到足够自保，还是隐蔽些为好。出发那天，林青霄等在门口，洛寒出来看到他们，很自然的向林青霄跑来：“我好了，我们走吧。”他的语气太熟人了，仿佛和林青霄相识良久。身后的侍卫怔了怔。 林清霄自己也怔住了，他眼前又飞快地闪过片段，两边是精巧纤细的宫殿，他站在门口，周围是来来往往的侍女，身后的门吱呀一声，他随之回身，都没有看清人，便熟练地接住对方，他亲昵地握着他的手说：“你等了很久吗？我准备好了，我们走吧。” 林青霄没有看清他的面容，但是他的身形给人一种无与伦比的熟悉感。林青霄站在崇光殿前的玉砖上，看到洛寒朝他跑来，身形无限和刚才的片段重叠。然而幻想到这里戛然而止，洛寒并没有扑到林青霄身边，而是停留在一步远的地方。 林青霄猛然回神，暗暗呐喊：“他这是怎么了？”林青霄掩饰住自己方才的恍惚，说：“无妨，是本尊来早了。”停，林青霄都没说完，洛寒抬头用力瞪他。林青霄想到他们之前的约定，强行改口说：“洛寒姑娘。” 虽然林青霄已经将接下来的一路安排好，但终究小心为上。他们路上总不能以天地天道相称。林青霄在洛寒的强烈要求下，改为叫他的名字。林青霄说出“洛寒”这两个字的时候，倏地生出一种恍惚，仿佛这是一个无比熟悉却从未听闻的名字。 他身体的什么地方一直在暗暗呼唤这两个字。洛寒虽不满他称呼他为“洛寒姑娘”，但是林青霄肯叫他名字，就已经是难得的进步了。洛寒也不细究，说：“我们这就走吧。”林青霄点头，示意洛寒先走。他随后登上飞行法器，侍卫们殿后。洛寒之前一直觉得天宫很有钱，现在他意识到。 不是错觉，天空确实非常有钱。天地微服思寻所乘坐的飞行法器，无论从速度还是舒适度，都飞跃了好几个层次。这个法器从外面看着不大，没想到里面空间十分广阔，休息、办公、议事、修炼等区域应有尽有，该有的娱乐设备也一样不少。当有钱人真好啊！ 洛寒有自己独立的房间，他回自己房间休息，一路上无人打扰。如今没有林清霄逼他学习，他竟然连续玩了一个时辰平板，自己都觉得受宠若惊。可能是被管习惯了，如今突然重获自由，他居然不适应了。洛寒处理完今天的日常任务，按理可以随便玩了。 但是他在各个界面都点了一遍，始终觉得无聊。洛寒争冲，原来不知不觉间，林清霄已经在我的生活中渗透的如此深了吗？林清霄被他改变良多，而他身上也沾染着林清霄的气息。洛寒想去找林清霄但是走近时他又犹豫了，毕竟现在的林清霄并不是我的男友。 我恐怕连陌生人都不如。我贸然到访，林青霄会不会觉得麻烦啊？林青霄正在书房里批奏折，他的房间是个宽敞的套间，修炼室、寝室、书房一应俱全。只不过对于林青霄来说，他会用到的唯有书房而已。他落笔中，听到外面传来熟悉的脚步声，那个脚步声停在门口，顿住。 来回徘徊，最终隐隐露出离去的迹象。林青霄忍无可忍，放下笔，疏忽出现在门口，一把拉开门。洛寒犹豫来犹豫去，最终决定离开。他刚走了两步，门突然从背后打开了。洛寒吓了一跳，一转身看到后面的人都愣住了。林青霄站在门口问。 天道专程前来，所为何事？洛寒一听到这个称呼，就无比委屈。你叫我什么？林清霄顿了顿，改口说：“洛寒。”洛寒这才满意。他和林清霄面对面站着，突然语塞。他来找林清霄有什么事呢？他也不知道。似乎他习惯了和他待在一起。 哪有什么缘故因由啊？林青霄还等着他的回答，洛寒张嘴却说不出所以然来。我我一下子忘了要说什么事情，抱歉打扰了，我等想起来再来找你。洛寒说完就想走，林青霄看了他几眼，说：“既然忘了，那就到里面慢慢想吧。”洛寒惊讶。 林清霄已经将门口让出来，洛寒看了看，最终还是走了进去。他进屋后随便扫了一眼，发现书房中放置着笔墨，其他地方毫无使用的模样。看样子刚才林清霄正在工作。洛寒说：“我刚刚是不是打扰你处理公务了？”林清霄坐在桌案对面，挥袖为洛寒倒了杯茶，淡淡的说。 没有，洛寒静了一会儿，突然说：“事业心强是好事，但是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。”林青霄动作微微一顿，抬头静静望了洛寒一眼。他是天帝，天宫的人视他为铁血领袖，民间的人视他为无所不能的帝王，妖魔两界的人视他为洪水猛兽。 可是，在所有人眼里，他都是铁打的，没有人担心他会不会受伤，会不会疲惫。现在反而是一个突然出现的女子告诫他：“你要注意身体。”洛寒看了看时间，说：“快到五十了，你用午膳了吗？”林清霄缓慢地挑了下眉：“午膳？早在许多年前，他就摒弃这种浪费时间的补充能量方式了。” 如今，林青霄看着洛寒的表情，问：“你还没用午膳？”洛寒点头。除非紧急情况，否则他的一日三餐都是正常的，而且大多和林青霄一同用膳。一时间，洛寒压根没意识到这句话有什么问题。林青霄明白了，这位年轻的天道非但保留着低效的用膳方式，还习惯于和别人一同用膳。看他细微的表情。 那个人多半是他的道侣。林青霄一时无言以对，他的习惯是他的，却不能苛责别人。天道被他关押在天界，本来就是大逆不道，他总不能还在衣食住行上苛待人家。林青霄不动声色的说：“正好，我也未有。若是洛寒姑娘不嫌弃，那就一同船上吧。”洛寒习以为常，无意识道。 哎，什么嫌不嫌弃？你还说什么客套话？林青霄装作不觉，点头说：“好。”侍卫接到天帝要用膳的消息后，所有人都惊了。陛下的要求无人敢怠慢，他们赶快做好食物送到林青霄的房间。亲卫官素着脸，先是在手上焚香，然后如同做什么庄严之事一般，郑重叩门：“陛下，膳食做好了。” 过了一会儿，门内传来陛下清冷和缓的声音：“进。”亲卫官一脸肃穆地走进门。他进门后无意一扫，意外地发现，屋里不止陛下一人，同行的那位来历不明的女子竟然也在。亲卫官狠狠吃了一惊，他只扫了一眼，不敢再看，低着头退到一边。他身后侍从鱼贯而入。 有序又无声的放置茶点碗碟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